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和来喜、来顺躺在了船舱里，许三观还是睡在中间。 盖着他们两个人的被子，他们的身体紧贴着许三观的身体，三个人挤在一起。来喜兄弟很是高兴，白天卖血让他们挣了三十五元钱，他们突然觉得挣钱其实很容易。他们告诉许三观，他们以后不摇船了。 以后啊，把田地里的活干完后，不再去摇船挣钱了。摇船太苦太累，要挣钱，他们就去卖血。白喜说：“嘿嘿，这卖血还真是一件好事啊！啊，挣了钱不说，还能吃上一盘炒猪肝， <laughs> 喝上黄酒。” 平日里啊，可不敢上饭店去吃这么好吃的炒猪肝啊！啊，到了七里铺啊，我们再去卖血。许三观摆摆手：“哎呀，不能卖啦！到了七里铺啊，不能再卖血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这样想的。” 我觉得这身上的血呢，就是一棵摇钱树。没钱了，缺钱了，摇一摇， <laughs> 这钱呢就来了。 <laughs> 其实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当初带着我去卖血的有两个人，一个叫阿芳，一个叫根龙。如今呐。 阿芳的身体败掉了，那根龙呢？卖血卖死了。你们往后不要常去卖血呀，卖一次要歇上三个月，除非是急着要用钱，才能多卖几次。连着去卖血，身体呀就会败掉的。 要记住我的话呀，啊，哎，我是过来人呐。许三观两只手伸开去，拍拍他们两个人，继续说：“啊，我这次出来，在林浦卖了一次，隔了三天，我到百里又去卖了一次，这隔了四天呢。” 我在松林再去卖血时就晕倒了，医生说我是休克了，呃， <laughs> 呃，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医生啊，给我输了七百毫升的血，再加上抢救我的钱， <laughs> 我两次的血都白卖了。到头来，我是买血了。 在松林呐，唉，我是差一点就死了。我连着卖血，那是没有办法啊。我儿子在上海的医院里病得很重，我要筹足了钱给他送去。哎，要是没钱，这医生就会不给我儿子打针吃药啊。 我这么连着卖血， <laughs> 身上的血是越来越淡。哎，不像你们呐，你们现在身上的血呀，那一碗啊就能顶我两碗的用途啊。 <laughs> 本来我还想在七里铺、在长宁啊再卖他两次血的，哎，现在啊我不敢卖了。 <laughs> 我要是再卖血呀，啊， <laughs> 我的命真会卖掉啦！那我卖血呀，挣了有七十元了，啊，这七十元给我儿子治病， <laughs> 那肯定是不够。我呀，只有到上海再想别的办法。哎，可是啊，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。 这时候，来喜说：“哎，你，你说我们身上的血比你的浓，那我们的血一碗能顶你的两碗。啊，我们三个人呐都是圆圈血，嗯，到了七里铺啊，哎，你就买我们的血，好不好？我们卖给你一碗，哎，你不就能卖给医院两碗了吗？”许三观心想。 他说的很对呀，呃，就是，哎，我我怎么能收你们的血呢？嘿嘿，嘿，我们的血不卖给你，那也要卖给别人呢。来顺接过去说：“是啊， <laughs> 卖给别人还不如卖给你呢。 <laughs> 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了呀？”哎，你们呐，还要谣传呐？ 你们要给自己留点力气呀。”来顺说，“我卖了血以后啊，哎，我的力气啊一点都没有少。”来喜说，“嘿，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呢，哎，少卖掉一点力气，我们每个人呢卖给你一碗血，你呢，呃，买了我们两碗血，到了长宁呢，哎。” 哎，你就能卖出去四碗了呀！听了来喜的话，许三观笑了起来。哎，那最多只能一次卖两碗啊啊！哎呀，为了我儿子，我就买你们一碗血吧。这两碗血呀，我也买不起啊！我买了你们一碗血啊，呃，到了长宁啊。 我就能卖出去两碗， <laughs> 这样啊，我也挣了一碗血的钱呐。许三观话音未落，兄弟两个人的鼾声就响了起来，他们的腿又架到了许三观的身上，他们让许三观腰酸背疼，使他被压得喘气都费劲儿。 可是许三观觉得非常的暖和，两个年轻人身上热气腾腾的。许三观就这么躺着，风在船舱外呼啸着，将船头的尘土从盖口吹落进来，洒在他的脸上和身上。他的目光从盖口望出去，看到天空里有几颗很淡的星星。 他看不到月亮，但是他看到了月光。月光使天空显得十分的寒冷。他那么看了一会儿，闭上了眼睛。他听到河水敲打着船舷，就像是在敲打着自己的耳朵。过了一会儿，许三观也睡着了。 五天以后，他们到了七里铺。七里铺的私厂不在城里，是在离城三里路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先去了七里铺的医院。来到了医院门口，来喜兄弟就要进去。许三观说：“哎，我们呐先不进去啊，我们知道医院在这里了。来，咱们呐先去河边儿。来喜呀。” 你呀，还没有喝水呢。哎，不，哎，我不能喝水呀。我把血卖给你，那我就不能喝水呀。许三观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。啊啊！是是是，看到医院我就想着要喝水，我都没有去想你这次是卖给我的。 <laughs> 许三观说到这里停住了。 他对来喜说：“你还是去喝上几碗水吧，啊？俗话说呀，亲兄弟明算账啊。哎，我不能占你的便宜呀。”来顺说：“呃，这怎么叫占便宜呢？”啊，来喜也说：“是啊，我不能喝水啊。啊，换成你，你也不会喝水啊。” 许三观心想也是啊，要是换成他，他确实也不会去喝水。他对来喜说：“哈哈，我说不过你，就依你了。”他们三个人来到医院的供血室，七里铺的医院的血头听他们说完话，伸出手指着来喜说：“呃，你把血啊卖给我。” 他又去指许三观，呃，我再把你的血啊卖给他。看到许三观他们都在点头，这血头嘿嘿的笑了。他指着自己的椅子说：“哈哈，我我啊，我在这把椅子上我坐了十三年了。呃，到我这里来卖血的人呢，啊，有成千的、上万的。” 呃，可是，呃，卖血的和买血的一起来啊啊啊！我还是第一次遇上呢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 <laughs> 喜说：“哎，说不定你今年要走运了呀！哎，这样难得的事情都让你给遇上了呀！”许三观接着说：“啊，是啊，这件事儿啊，别的医院也没有过。我呢，呃，和来喜不是一个地方的人。” 我们呢是碰巧遇上了，哎，碰巧啊，他要卖血，哎，我呢要买血， <laughs> 这么碰巧的事儿又让你给碰巧遇上了，哎呀，你今年呢肯定是要走运啦！七里铺的血头听了他们的话，不由点了点头，呵 <laughs> 呃，这事儿确实很难很难遇上。 我遇上了，说不定还真是要走运了呢。哎， <laughs> 不过，呃，不过也难说呀。啊，哎，说不定今年是灾年了呀。啊，哎，哎，他们都说呀，遇上怪事儿啊，就是灾年要来了呀。啊，哎，你们听说过没有啊？哎，这青蛙排着队从大街上走过去，下雨时掉下来虫子。 哎，还还有什么母鸡报晓什么的啊？哎呀，这些事里面只要遇上一件呐，哎呦，这一年肯定就是灾年喽。许三观和来喜兄弟与七里铺的血头说了有一个多小时的话，那个血头才让来喜去卖血，又让许三观去买了来喜的血，然后。 他们三个人从医院里出来，许三观对来喜说：“来喜啊，我们陪你去饭店吃一盘炒猪肝，喝上二两黄酒啊。”来喜摇摇头说：“哎哎，不去了不去了，哎，才卖了一碗血，哎，舍不得吃炒猪肝的，我也舍不得喝黄酒，哎，来喜呀。” 这钱不能省啊！你卖掉的是血，不是汗珠子啊！要是汗珠子，喝上两碗水下去就补回来了。哎呀，这血呀，一定要靠炒猪肝才能补回来，要去吃啊！听我的话，我是过来人呐。哎，没事的。 还不就是从女人身上下来吗？要是每次从女人身上下来都要去吃炒猪肝的话， <laughs> 谁吃得起呀？啊！ <laughs> 哎，来喜啊，这卖血和从女人身上下来还是不一样。来顺在一边说：“嘿嘿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”哎，来顺啊。 你知道什么呀？哎，那这话是你说的呀？哎，是我说的。哎，我是瞎说呀。来喜说，嘿嘿嘿嘿，我现在身体好着呢呀。哎，我我我就是腿有点软，像是走了很多的路，好歇一会儿腿就不软了呀。来喜，听我的话，你要吃炒猪肝啊。 他们说着话，来到了停在河边的船旁。来顺儿先跳上船，来喜解开了绑在木桩上的缆绳后，也跳了上去。来喜站在船头，对许三观说：“嘿，那我们要把这一船蚕茧送到丝厂去，我们不能再送你了呀。我们家在通源乡下的八队啊，哎。” 你以后要是有事到通远，还别忘了来我们家做做客呀！哎哎，我们算是朋友了呀。许三观站在岸上，看着他们俩兄弟将船撑了出去。他对来顺说：“来顺啊，你要照顾好来喜啊啊！你别看他一点事儿都没有啊，其实他身体里虚着呢啊。” 哎，你别让他太累了，你就自己累一点吧。哎，你别让他摇船，你要是摇不动了呀，你就把船靠到岸边歇一会儿啊。啊，来顺啊，别让来喜和你换手啊。哦，我知道啦。他们已经把船撑到了河的中间。徐三官又对来喜说。 来喜呀，哎，你要是不肯吃炒猪肝啊，你就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啊。来喜呀，哎，俗话说，吃不饱饭睡觉来补啊啊，哎，睡觉也能补身体呀。来喜兄弟摇着船离去了，很远了。 他们还在向许三观招着手，许三观也向他们招手，直到看不见他们了，他才转过身来，沿着石阶走上去，走到了街上。这天下午，许三观也离开了七里铺，他坐船去了长宁，在长宁他卖了四百毫升的血以后，他不再坐船了。 长宁到上海有汽车，虽然汽车比轮船贵了很多钱，他还是上了汽车。他想快些见到一乐，还有许玉兰。他数着手指算了算，许玉兰送一乐去上海已经有十五天了，不知道一乐的病是不是好多了。许三观坐上了汽车。 汽车一启动，他心里就咚咚的乱跳起来。许三观早晨离开长宁，到了下午，他来到了上海。他找到给一乐治病的医院时，天都快黑了。他来到一乐住的病房，看到里面有六张病床，其中五张床都有人躺着，只有一张床空着。 许三观就问他们：“哎，许一乐住在哪里呀？”他们指着空着的床说：“就在这里呀。”许三观当时脑袋里就嗡嗡乱叫了起来，他马上就想到了根龙。根龙死的那天早晨，他跑到医院去，根龙的床空了，他们说。 跟龙死了，许三观心想，一乐是不是也已经死了？这么一想，他站在那里就哇哇的哭了起来，他的哭声啊，就像喊叫那样响亮，他的两只手轮流着去抹眼泪，把眼泪往两边甩去，都甩到了别人的病床上。 这时候，他听到后面有人喊他：“许三观，许三观，你总算来啦！”听到这个声音，他马上不哭了，转过身去，他看到了许玉兰，许玉兰正扶着一乐走进来。许三观看到他们后，就破涕为笑了：“哎呀！” 一乐没有死掉啊！哎，我以为一乐死了呢。嗨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一乐好多了。一乐看上去确实好多了，他都能下地走路了。一乐躺到床上后，对许三观笑了笑，他叫了一声：“爹。” 徐三官伸手去摸了摸一乐的肩膀，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你好多啦，哎，你的脸色呀也不发灰了，哎，是说话的声音呐也响了，看上去又精神了，啊，哎呀，你的肩膀还是这么瘦啊。” 哎呀，一乐呀！我刚才进来，看到你的床空了，我就以为你死了。说着，许三观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许玉兰推了推他：“许三观，你怎么又哭了？”许三观擦了擦眼泪，对许玉兰说。 我刚才哭啊，是以为一乐死了，哎嘿，现在哭啊，是看到一乐还活着呢。 <laughs> 这一天，许三观走在街道上，他的头发已经白了，牙齿掉了七颗，不过他的眼睛很好。 眼睛看东西还像过去一样的清楚，耳朵也很好，耳朵可以听得很远。这时候的许三观已是年过六十了，他的两个儿子一乐和二乐在八年前和六年前已经抽调回城，一乐在食品公司工作，二乐在米店旁边的一家百货店里当售货员。 一乐、二乐、三乐都在几年前娶妻生子，然后搬到别处去居住了。到了星期六，三个儿子才携妻带子回到原先的家中。现在的许三观不用再负担三个儿子的生活，他和许玉兰挣的钱就他们两个人花，他们不再有缺钱的时候。 他们身上的衣服也没有了补丁，他们的生活就像许三观现在的身体。许三观逢人就说：“哎哎，我身体很好啊啊！” <laughs> 所以，这一天，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，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。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他就这么独自笑着走出了家门，走过许玉兰早晨炸油条的小吃店，走过了二乐工作的百货店，走过了电影院，就是从前的戏院，走过了城里的小学，走过了医院，走过了五星桥，走过了钟表店。 走过了肉店，走过了天宁寺，走过了一家新开张的服装店，走过了两辆停在一起的卡车，然后，他走过了胜利饭店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曲播，音效合成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